Música ็มีศรัทธาต่อ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 ต่อพระธรรม ต่อพระสงฆ์ต่อคำสั่ง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ว่า มีจริงมีบาปมีบุญ มีสวรรค์มีนิพพาน 起来。 我们要深信，悉达多王子也像我们一样，最后也可以离苦悟道涅槃。那么，我们应该深信。 玄奘、唐三藏法师，曾经去西天取经。那么中国还有达摩大师，啊，还有慧能大师，啊，这都是真的，啊，不是故事，不是小说。 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在探寻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练习的东西，就是这一念觉性，让悉达多王子变成了。 在家搞这个包。สมัยพระองค์เป็นกษัตริย์บกระพ่อชายเรียนจบตั้งชิดเจ็ดศาสตร์ไม่มีทางบรรลุธรรมได้พอมาฝึก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ทางได้ที่ได้บอกได้แนะนำได้สั่งสอนเอาไว้ 西达多王子呢，在皇宫里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知识，而且啊都是成绩最好的一个。但是啊，所有的在皇宫里学到的东西。 仍然不能解决生老病死，更不能让悉达多王子没有苦。有个等等啦，有个叫等等啦，没事的，他不会，他不会，都看不到，没干，都看不到，没干。 我们的身就是一本经典，我们的心也是一本经典，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能让我们了知世出世间的一切，能让我们彻底的从苦中解脱出来。 ฝึกหัดให้เป็นมีสติไปในกาย มีที่ตั้งมี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ใส่ใจตา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งานผู้เขียนเข้าการเขียนเขียนออก ให้มีสติ 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ันปีปี อย่า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ปีปีจับความ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ให้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ในกาย 动中禅呢，是从啊观身来下手。我们通过观身，可以直接啊看到我们的心。身体一动，我们就觉知；身体一动，我们就知道。就是这样不停的觉知，不停的知道，让觉性。 成环链，成为一个锁链。当我们从早到晚，可以真的做到时时刻刻都保持觉性，啊，那我们当下就是自在的，当下就是没有苦的。阿弥陀佛。 มีความยากความง่าย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จะไปสนใจ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เลื่อยไปอย่าไปข้องแวะกับสิ่งอื่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ที่เรา มีสติดูกายอยู่手一动，念头来了，让酸背痛，昏沉。 好的、坏的境界都出现了，我们不要理他。每天都讲不要理他，可是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嗯，来了，轻松的知道，轻松的放下，就是这样不断的练习。西达多王子也是这样不断的练习。 ทั้งแดดทั้งร้อนทั้งปวดขาปวดแขนก็อย่าเอาอาการเช่นนั้นทำให้เราหยุดเดิน ให้เรา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ก้าว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ักตัวก็รู้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ยาก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ง่าย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ผิด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ถูก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ผ่านความสุขทุกกรณี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ที่เรามีสติ 这条路啊，对某些人来说很辛苦、很长、很难，啊，可是学会了的人，这条路不长、不难，啊，很容易。那么重要的是在我们如何用心。 มัน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ก็หยุดไม่ใช่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เอาศรัทธาให้ทำ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ย้ายความขยันพาทำย้ายความขี้เกียจพาหยุด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รู้มั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ให้ทำ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มีสติ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มันจะแก่ก้าขึ้นเองผมโช 就这样一直认真的、努力的啊去做、去练习，不要让那个想要精进的心带我去用功，也不要让那个想、那个非常懒惰的心啊让我们停了下来。啊。 หลงเท่าไรรู้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อะไ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ีแต่ภาวะที่รู้ก็ไป่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ฉลยตัวรู้สักตัว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ฉลยปัญหา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ใจได้ทั้งหมด太过亲近变成一种执着，如果又太过放逸、放纵自己的话， 那么也会产生无明，所以大家应该慢慢的啊去理去了解自己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用功，就是这样持续不断的用功，啊，我们的所有的内心的疑问和内心的啊纠缠不清的一些问题。 它就会一一的、自然而然的啊，在我们心里有了一些答案。เมื่อเห็นหลงบ่อยๆันแหละมันดีหลงไปความคิด 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ปหล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มันดี ไม่ใช่ไปห้าความคิดอ่ะ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ลงไปแต่มันคิดอะไรรู้ทีนั้น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ได้ที่มันพาให้หลง 念头来了不怕啊！我们每天都讲念头是最好的念头一来，妄念一来，烦恼一来啊！我们就在这个念头、这个妄念、这个烦恼上去知道啊！所以它是最好的东西。它来一次，我们知道一次；它来一次，我们知道一次。 เยอะแยะที่จะมาผิด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ด้เช่นลมหายใจก็ได้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ก็ได้เดินเดินนั่งนอนได้อย่าทำอยู่ในเอกบทเดียวนานๆมันจะเก่ามันจะถ้าไม่ชัดเจ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รื่อยก็ดี我们不一定啊，东中禅没有要求大家啊一下做下去一天一夜。 或者一个上午三四个小时一动不动啊，都能站着哟。教大家这样啊，不要呃，只是在一个固定的啊动作或者固定的位置啊。重要的是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用上功。比如说眨一下眼睛都清楚，咽一次口水都清楚。 那么洗脸、洗澡、吃饭，这些就不用说了。户口录了，你别总当被住，他房屋住过摸摸好弄，开到开到当没门干，房屋，俩个房屋被房屋，没房屋就拖有带房屋那。 เวลาง่วงอาจจะทำนิบทแรงๆเช่นสร้างจังหวะไวๆหรือลุกขึ้นเดินหาวิีที่จะเปลี่ยนง่วงให้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หลายแบบเอากายมาสร้างไม่ทุกอย่าง那么现在基本上来看呢，大家啊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昏沉。 有的人从早啊昏到晚啊，那么嗯昏沉呢？因为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在家里太懒了，嗯，大家这个时间在家里一定都是在睡觉，应该很少人起来用功办道。那么不光是我们啊过去的几十年啊太。 不懒惰，还有啊，我们所有的烦恼、疲劳积聚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昏沉是最难过的。现在这个看来最难过的一关，那么啊，大家尽量改变姿势，尽量刚刚一出现就马上去想办法改变它，千万不要坐在那边睡着了。 ถ้าไม่หลง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ทางกายว่างทางใจว่างอย่านึก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ความปวดความเมื่อยความร้อนความหนาวอย่านึกว่าตัวว่าตน 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กาย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วิตกกังวล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 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จิตใจ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จิตใจ เรา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ไม่ใช่

那个昏沉的人，一看到他来了，马上想办法，啊，马上离开他。那么，我们只有让自己的心跟觉性在一起，这才是真的。 <coughs> มัน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ิ มั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กายก็ต้องปวดตรงเมื่อย การปวดตัวเมื่อยของกายเนี่ย เป็นรูปธรรม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ใช่ตนขอบคุณมันก็ได้มันง่วงหัวเราะของง่วงก็ได้มันปวดหัวเราะของปวดก็ได้มันคิดองหัวเราะ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ได้ 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คิดเอาถูกว่าเป็นตัวเป็นตน困起来了，不要去讨厌他。 我们应该啊，看它很好玩，很好笑。念头来了，更不要讨厌它。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很好玩，很好笑。所以，我们每天就坐着，就坐在这儿笑自己：你怎么啊睡得饱饱的时候，怎么不昏沉？嗯，或者大家讲一些啊你很感兴趣的事情，你怎么不昏沉？ 现在怎么开始昏沉？啊，念头来了，我们也笑他；啊，腰酸背痛来了，我们也笑他。我们不是讨厌他、打压他、赶走他，不是这样。就是他才能带我们啊，提高决心；就是他才能带我们离苦。你们知道吗？ นัน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ด้ง่าย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ทำเป็นนามทำจะได้หลักได้ทาง รูปมันจะบอก นาม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ว่ามันคืออะไร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กับมันได้ยังไงถ้าเห็นรูปเป็นนามจะ จะได้หลักทา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ได้ข้อเท็จจริงของกายของใจเราต่อไปเราจะมองเป็นรูปทำนามทำได้那么通过这样不断的 对身的这个啊认知呢，啊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看到什么都是，这是他的心，这是他的身，啊是身的问题，是心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啊身和心出现的任何的状况，任何的问题，都谢谢他，都感恩。 就是这个身，这个心能带我们像悉达多王子一样变成啊佛菩萨。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รูปถ้าอากา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ก็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เห็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รูป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ใช่ตน 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ของเขารูปมันต้องเป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 ไม่มีตัวเป็ตนในอาการ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 เข้าไปเห็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 มันร้อ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ร้อนมันปวดเห็นมันปวด 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หิว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ิว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ราจ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แต่ก่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นะ ถ้าถ้าเห็นรูปเห็นนามจะเห็นอนจะ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มันก็โตขึ้น我们如果看到的这个身啊是无我的， 不是我的身。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，那么不管是啊腰酸啊，也知道是他在酸，不是我在酸啊。背痛啊，饿了啊，或者是风吹过来很冷，这些都一样啊。没有一个我在冷，没有一个我在饿。如果真的有一个我的话。 你为什么控制不了它？你不想让它腰酸，它为什么会腰酸？你睡了一个晚上，早上起来为什么不腰酸？为什么不腿疼呢？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。那 ถ้าเห็นเราเป็นทางนะ 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ยังหลงทางอยู่ 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กายกับใจ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ทางถ้าเห็นทางก็ทางจะมาไปถ้าเป็นเรามัน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ทางมันก็หลงก็หลงก็มองไป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หลักฐา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ใช่ยากไปมากมันจะง่ายไปมาก 过去我们都整天成为那个苦的人、乐的人、疼痛的人、昏沉的人、啊冷的人、热的人、肚子饿的人、吃饱了的人，啊，我们就在这个成为了啊这些东西的主人里面，不断的去分辨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。 这不是道，这不能谈离苦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要跟看见它，看见它，不成为它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再也不成为那个贪的人、嗔的人、痴的人、爱的人、恨的人，啊，昏沉的人、腰酸背痛的人。我们要看到是他在疼，他在贪，他在嗔，他在痴，不是我在痴。 这才是道啊！这才是我们啊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学习的东西。路，它在跑，那它在跑，它在在带。那它就是啊，没歇样样，变出样样，它这个动作样样，它在在带。那我们见，我们可能见，它它开始开始个风火。

那呃，可能是一个真的你，但是是这样的吗？早上睡起来非常舒服，坐了一会儿开始腰酸背痛，出去外面进行一下又自在了一些，又舒服了一些啊，回来这边呢腿又开始疼，了。它为什么是这就这样整天不断的在变化？那么我们以前每一个产期，有的人前三天腰酸。 后三天又不酸了。如果一个真正的你，你应该可以控制得了它。为什么这个整个的这个身都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？你都控制不了它？大家应该从这个身的不断的这个变化、这个无常当中，看到一个没有一个真正的你，没有一个真正的我存在。 它真的是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，没有。大家应该清楚这一点。狂徒，这能得证的路，他怎么来？他妈，然后见狂徒，不只见狂徒。狂徒，当样他目睹，他看到，他เฉยเฉย。 จงทุกหวั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บรรเทาจงทุกหวังอย่าง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ด้วยการมาเช่นหวังท่านถามเมื่อวานว่า เวลามันปวดมันเมื่อย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ทุกอันนี้ทุกที่ต้องบรรเทาตามสภาพของรูกถ้านั่งทับกันนานก็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โดยไม่ใช่เอามาเป็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ด้ ไม่ผิดถ้าทุก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ตัว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นี่จะกำหนดรู้เช่น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ไม่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นี่จะรู้ว่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ันทุกข์อันหนึ่งที่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รู้那么不管那么不管这个身呢啊出现了任何的问题， 每天都在讲，马上觉知，马上觉知，马上知道，以最快的速度知道啊！苦啊，有两种啊，一种呢是啊比较轻微的啊，一点点，一个小小的念头来了，有一点苦，那么我们这个手呢轻轻一抬，或者这个脚呢轻轻一动啊，它就过去了。有的呢。 是我们有深刻记忆的啊，非常可以让我们的心痛的那种苦啊，有的时候不是一次两次你就可以啊把它啊啊把它完成的，那么呢，我们就要啊逐渐的通过不断的活在当下啊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啊，因为我们呃这个八十天里。 已经种的太久了，啊，这个几十年来都是在这个苦和乐里不断的这样来来去去打转。那么，嗯，今天才第三天，如果你就想把它剥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大家要有耐心，要能忍耐，不断的每次当它这个种子发起来的时候。 我们一定要啊让自己清，让自己冷静的啊去活在当下。这样的，嗯，都ที่บางอย่างต้อเ่โกรธโกรธเกิดจากอุปทานยึดไ้ไม่ได้ในขันธ์ห้าทำมาเป็นรูปไม่ได้ต้องละ 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ความรักความชังใน่ตรงละนันเป็นตัวสมุทัยอันนี้ละเก็บไว้ไม่ได้ให้เหมือ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น้าที่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ทันทีในตรงละอันนี้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ันจะต่างกันอยู่มันจะสนุกนะเ้อ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ด้โอ้มันมันถูกต้อง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 一念，一面贪心来了，啊，马上知道，回到当下，啊，把它变成觉性。一念嗔心来了，坐在那生气，啊，表面看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心里已经开始着火了，啊，那么马上知道，啊，再轻松的回到当下的动作，让。 觉性啊，时时刻刻的保持。那一念痴心来了啊，也马上知道，不要再爱了，不要再恨了啊，马上轻松的再回到当下的动作。把迷、贪嗔痴都是因为我们在迷，就把这个迷变成知道，把迷变成觉知，把迷马上转成觉性。 那么迷的心和一面决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。啊，马上把一切的所有的苦啊、贪嗔痴都变成知道，都变成决心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法和真正的道，就在这里。 มันได้หลักได้ฐานเห็นเท็จเห็นจริงมาพร้อมกันเจ็ดกมไปเที่ยง 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กับรูป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แต่มันไม่จริงแบบเที่ยง จะไปยึดไปถือไม่ได้บางคนทุกข์ปกคราง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 ไม่ใช่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ันบอกเราอันนี้ไม่จริง มันจริงแบบ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แบบนั้นมาร้องแบบเราได้ปัญญา แต่ก็นเราหลงตรงนี้ 我们不断的迷，过去的几十年迷的已经够可怜的。你知道，啊，过去生过去世，你已经迷过多少次了？你已经迷过多少劫了？所以这个八十天里啊，重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。啊，但是不怕，我们不怕它。我们看它，它很好玩，它很好玩。 就就一直在讲，很好玩。他每天都在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谜变成知道。啊，他来了马上知道，他来了马上觉知，这就是修行。啊，观，这是在修行皮佛摄那，皮佛摄那才能带我们离苦。只有修观，修这条最直最近的路。 才能让我们产生智慧。นี่เป็นการศึกษาแบบพวกเร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ใหญ่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ชนนี่ถือว่ายากเพราะเอาของจริงมาบอกมาพูดกันเราทุกคนมีกายมีใจทุกคนเป็นลูกเป็นนามมีลูกทำนามทำ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มันก็มี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รูปเสมอกันหมดใ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เที่ยงได้ปัญญา 就在这个生的无常啊和苦里面，我们就能产生智慧啊。它不断的在变化，它怎么都是个苦啊。就是啊，稍微开心了一会儿，又变成苦了。你知道吗？苦啊啊，乐啊，不是真正的乐。 乐只是我们的苦稍微减轻了一些，我们就尽情去的去执着，说它是快乐啊。我们每天都在苦里面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越苦越好啊，越苦啊，你的啊，你的呃清净啊，你的呃离苦的那一天就越早来到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感恩苦，我们应该。 看到它的价值，很多人都是苦一来了，念头一来了，就马上赶它，要一脚把它踢开，不要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要感恩这个苦，就当下的这个念烦恼，我们就能把它转成，啊，决心，转成知道，转成菩提。 เห็นรูปเห็นนามเห็นรูปทำเห็นนามทำเห็นรูปทุกนามทุกรูปโลกนามโลกรูปสมมตินามสมมติมากมายมีอุปทานในขันที่มั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เราหลงในทุก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ในความเที่ยงเราก็หลงบัดนี้เราจะต้องมีปัญญาแล้วได้ปัญญา แต่ก่อนปัญหา มันมีปัญหาปัจจุบ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ปัญญาขึ้นมา มันจะบอกเราเสียเปลี่ยบ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สียเปลี่ยบความทุกบนนี้มันจะมีปัญญา ตรง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หลงตรงที่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ร่วงพุ่งภาวะเก่า就是这个身和这个心啊，这个身每天在贪 心每天在贪，啊，这个身每天在嗔，这个啊，身每天在嗔，心每天在嗔，嗔就是嗔心生气，啊，这个身每天在吃，这个心每天在吃，它太好笑了，它不停的在变化，啊，如果这个身和这个心。 每一天都是这样不停的在变化，它不可能是永恒的啊！它是如此的无常啊！我们就知道了，此刻当下是我们真的要有智慧的时候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怎么能啊认清？怎么能去解决这个身的无常和心的无常？怎么能去解决这个身的苦和心的苦呢？ 就是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下功夫。那么，不用去看经典，不用去研究教育，你就坐在这儿啊，你就好好的看你的身和心啊。这一本经典啊，全部都齐，俱全，什么都有啊。那么，你好好的研究一下悉达多王子如何变成佛陀的，就是这样变成的。好好的去探究一番。 从你的身和心上啊，看他如何能产生智慧，那么不断的觉知，不断的知道，智慧就会不断的出现。มันก็มีปัญหาหน่อยหนึ่งเรื่องภาษาไม่สนุกอะแต่พวกภาษาที่มันดิ้งแต่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ดิ้ง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มันตั้งท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นะ พอได้เราลองดูที่ในจะสนุกขนาดไหนในพระสูตรต้นๆที่พระเจ้าแสด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แหละโบสถ์มันจะไปที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ื่องอื่นเรื่องกู้เรื่องนามเรื่องทางอะไรกัน 就是这样的不断的重复的规律的练习，悉达多王子也像我们一样，就这样子不断的重复的规律的在练习，让这个觉性呢强，让这个觉知力不断的强大。 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这一条路。什么路？你看见它，不成为它，你已经走在正道上。如果你看见它，马上就成为它，啊，成为那个贪的人，成为那个生气的人，成为那个吃的人，成为那个爱的人，成为那个恨的人，成为那个疼痛的人，昏沉的人，你马上又迷了。 你迷了以后，你就是不断的在苦啊，不断的就这样不停的在六道里轮回啊，看见他不成为他，你跟佛陀走在同一条路上。那老，每次吹个路，他管，跟没他没他没路就白走了。 วัฒนธรรมใกล้ๆกันกับฝั่งไทยเป็นบรรพบุรุษของเรา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กันทั้งนั้นเช่นสมัยพระเจ้าสอนปัญจวิธีนะตอนวิชาเนี่ยไาในแต่เดือนมีพล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ต้องหนึ่งพันสอง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รูกเรามาพิสูจน์ตรงนี้กัน那么，佛陀在刚刚悟道以后。 对，吴比丘啊讲的也是这个，觉心、觉知、知道啊，知道谁，知道自己啊，不是知道身外的东西，身外的东西，我我们已经用了太多的时间去知道啊，我们好好的来研究自己，好好的来探究自己啊，《大藏经》和。 所有的三藏经典原本没有，是悉达多王子就这样不断的不断的去探究，不断的不断的啊去研究自己，通过这样的一番下的这样的一番苦功，啊，悉达多王子知道了啊如何才能从生老病死里面解脱，知道了啊这宇宙世间的真理。 然后啊，佛陀把它一一的讲出来，告诉大家。佛陀也讲了啊，不能让每一个人佛陀都不能帮助大家，只能告诉大家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，大家一定要实实在在的去实践，实实在在的去体悟啊，实实在在的啊，把佛陀他老人家。 真正的放在心里，老老实实的去做，你才能看到真的在哪，正道在哪。啊，长老，他问：咩事？咩事？咩事？他问：咩事？原来长老讲，话，没有果，人要来报的。 เป็นสังฆาปริโยคของที่หอม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ีกรูปหนึ่งบอกว่ามันเช็ดถูอยู่เสมออย่าให้คุณมากอดได้นั้นกระจก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ป็นหลังไม่มีกระจก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นี่เห็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大家都看过啊，大家都听说过慧能大师吧？ 慧能大师是我们的老师，大家知道吗？神秀大师啊写的是我们要时时勤拂拭，还有一面镜子要时时勤拂拭。啊，可是慧能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没有那面镜子，我们为什么要整天去擦，整天去拂拭？ 总监要把它擦得亮亮的呢。本来无一物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你要去擦什么呢？这是最高的，这是最究竟。 是不让我们活了，没有让我们大家都死了算了，不是这样啊！慧能大师讲的本来面目是让我们看见它，不成为它啊，让我们看见看清事实真相啊，这就是我们学修观的人要清楚的道理，这就是啊，毗婆舍那讲的同样的道理。 不要成为他，这是所有的祖师大德都在讲的东西。啊，可是呢，众生呢就是看见了就成为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看不见，来了就成为他，来了就成为他，来了就跟着他跑。啊，那么我们练习的洞中禅，大家都醒过来，来了马上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，不要跟随他，啊，一定要做到这一点。 เราก็ได้บทเรียนจากตัวหลอกมันผิดบทเรียนแล้วเห็นมันผิด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เห็นแล้ว มันหลง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ใช่ผิดเป็นผิดกัน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ผิด เวล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อยา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ถอะอะไรที่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ไม่ปฏิเสธมันจ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ไปืนั้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ปฏิเสธให้เห็นมัน 不管任何的东西的出现啊，我们都看见它啊，而不是讨厌它、阻止它的出现、打压它、赶走它啊，把这个心硬硬的拉回到当下，不是这样的啊，看见它啊，马上承担，马上回到当下啊，看见它。 上觉醒提起来了，什么来了都不怕，什么来了啊，在觉醒面前，什么来了我们都不畏惧啊，他们都是好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都是最好的东西，就用它啊！你要会用它啊！每一个贪嗔痴的念头，每一个爱恨，每一个昏沉，每一个腰酸背痛，每一个对错好坏。 都是好的，你要看见他，不要阻止他，不要拒绝他，啊，不要一直把他赶走。你看见他，马上利用他，啊，让我们的觉醒不断的提起，让我们的觉知力不断的加分加分，啊，这是正道。 มันสุข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เราอยู่ ไม่ใช่รู้สุขมันรู้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เราอยู่ 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เราอยู่ มีสติแล้วเราอยู่ 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สิ่งทั้งสมาธิทั้งสัญญาเป็นทั้งฌานทั้งสมาบัติ ถ้าจะเป็นสมาบัติ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ฌานก็ได้ เป็นเซนก็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เซนสอนแบบทำพันแบบนั้นับ 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รักที่สุดเลยถ้า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มั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ถ้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มันก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เห็นแล้ว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เห็น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เป็นเศษแบบง่ายๆสะดวกสะดวกไม่ยากแล้วก็ได้หลักได้ฐานมีสติเนี่ยเป็น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ว่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ถ้าจะมีสติ佛陀啊，教授大家。 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都好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都是好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有决心。嗯，那么如果你没有决心，你哪个法门都用不上功。啊，不管你修什么，啊，不管是哪国人，啊，不管是没有、有还是没有听佛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只要你是一个人。 你就要有决心，没有决心你就苦。啊，过去生过去是苦，现在苦，当下这一分这一秒都在苦。就是把过去的成为变成现在的看见不成为，就是这句话。我们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大家一定要做到啊！不要拒绝他，不要讨厌他，不要打压。 来了就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。佛陀是这样做的，我们也能做到。啊，那所有的啊啊，两千五百年前的每一位修行人都能做到，我们也能做到，每一个人都能做到，全世界的人都能做到。哦， เจ้าของกายเจ้าของใจมีสติเป็นที่ตั้งไว้ก่อนถ้าจะไปคิดหาเหตุและผลไม่ได้นะเราจึงมาสร้างสติเนี่ย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ไปในกายให้มันรู้ให้มีแต่รู้ไปในกายอยู่อาศัยรูปแบบกรรมฐานดังที่เราทำ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อยากให้ทำอยากให้ตั้งต้นตรงนี้มากๆ那么现在我们刚刚 来学习动中禅，啊，才两三天。那么现在大家一定要掌握的啊，就是手一抬起来知道，啊，一翻回来知道，翻出去知道，进行也是一样啊。你的脚在走，知道知道，每一个动都知道，动一次知道一次。啊，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。那么念头来了，烦恼来了，妄念来。了， 看见他，不讨厌他，不打压他，轻松的回到动物，回到觉知动物上面。啊，大家在这七天内，在回家以前，一定要掌握这个技巧。来了，知道回到当下；来了，当下；来了，回到当下。啊，不要跟着他跑，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跑了太久了。啊，这个是技巧，这个是关键。 这几天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，这样你可以回到家里啊，才可以更扎实的、更稳的去练习。แต่เราต้องระวังนะมีสติไปในกาย แต่อย่าเอาสติไปไว้ที่อวัยวะส่วนใดตัวนหนึ่งให้เห็นกายทั้งกายนะมัน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อาจจะมีตัวเด่นเช่นมือเช่นเท้า แต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ห็นแค่อวัยวะแค่มือแค่เท้า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น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ดูกายให้ดูเป็นภาพรวมดูแบบให้เห็นกายทั้งกายเคลื่อนมันไหว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要轻松，要放松。为什么啊？如果不轻松、不放松，就变成了专注，非常的专注在肢体上啊，那就错了，不是非常的 特别的过分的专注在肢体上啊，我们昨天讲，一动你就知道了，而不是故意的刻意的叫他你动，然后我才知道，不是这样的，所以大家放轻松，哪儿动觉知哪儿。